二，那是留学生的杂志。中国学生，王老师、李老师、林老师、张老师。四，张老师是老师，林老师是老师。 六，这是张老师，他是中国同学的老师，不是乌克兰学生的老师。那是王老师，他是我们的老师，也是你们的老师，他是咱们的老师。这不是你们的杂志，也不是他们的杂志，这是我们的杂志。 七代词，我、我们、你、你们、他、他们、他、他们、我们、咱们。我是乌克兰人，我们是乌克兰人，你是中国人，你们是中国人。 他们是留学生，这是王女同学，这是张老师，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这是杂志，那是画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画报。